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担架救护车在这边，再上一个担架。消防车上还有伤员，扔一扔，扔一扔！快，这边再来个人！人员迅速撤离，要上高压水龙了。快，把人车到那边去，嫌疑犯分车押送，先带回去。麻烦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快，都让一让，不要堵在这里，慢让一让。嗯，严副支队。 陈处长，表现不错。啊？ <coughs> 沈厅呢，会全力支持你们工作的，好好干，啊？哎，这是被表扬了？ <laughs> 这是。严哥，严哥，老康怎么样了？抢救呢？ 幸亏穿了防弹衣，我操！我现在一想，本来吕局是想让你去破窗的，你可真命大。远程狙击那孙子有线索了吗？暂时没有。对了，严哥，是局黄主任打电话来找你呢。啊？啊，我手机刚才静音了。我操，十多个未接电话。喂，老黄。 <laughs> 哎呦，别气了，我心爱的大黄，我的芯片呢？原地移动超过五百米没？哎，那娘的五百米，这会儿都飙出去几十公里了，你再晚点打过来就要到公州了。什么？靠！哎，我说，你这不是把芯片挂在鸟脖子上了吗？你上哪儿啊？喂，严哥，大黄，给我发那枚芯片的实时定位，现在就发。 晋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十四集。 小梅，陆谷别动！外面危险，待在这里别出去。等叶先来，把这个还给他。严队的芯片，怎么会在陆博文身上？ 你在等谁？建宁市公安局、宫州市公安厅，还是那个姓严的副支队长？你不会是打算用跟我打架来拖延时间吧？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大的动静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老板做事有时候是不讲理由的。不。 每一件事都是有原因的，只是有些原因不为人所知而已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是有两个原因，但你确定要听吗？第一呀。 是因为姓胡的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模具厂里可能有样本，我们得保护自己的生命。至于第二嘛，你知道的，我老板他是个非常念旧的人，从三年前开始，他就特别喜欢这种警方行动时突发爆炸的故事了，尤其地点还在工厂，简直就是完美的往事重演嘛。哎，你说。 他怎么会错过呢？所以我按照指令，特地拿手机录了视频带回去。怎么样？要不要顺便过来打个招呼？ 知道，对付你连枪都不用带出来。以前我说你是只拔了牙的老虎，被拧断了翅膀的鹰，老板还不信。哎，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，你说你明明过得挺好，为什么偏要往死路上走呢？啊？我要是把你弄回去，老板会怎么说？ 放开他！举起手来，不然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啊！我放。你过去点，站远点。碎玻璃。路，路过我，我身上有手铐，帮我，帮我把他铐上 光芒丫头，下次唱空城计，起码装的像一点。放开他！你别动！我是不想动你，但这丫头可就未必了。虽然不在计划中，但多杀个把警察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到底想干什么？接我的人差不多该来了。 胡伟胜死了，流落在外的那袋蓝金也销毁了。你们警察这次案子破得相当利索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我估计回去后，老板会很高兴。不过，我还可以让他更高兴一点。如果我能带去他更想要的东西的话。不，不行，什么都不能带着他，陆顾问，别动。 你先放了他。如果这个警察死了，我保证，你接下来的几年日子过得都不会太顺心，或者你干脆不会再有接下来的日子可过了。我劝你还是先……想活不容易，想随便拉个人陪葬倒是挺方便的，不然我试试。 是吧？没事，陆国文，他他怀里有枪。我知道了，刚才那一摔，你可能有点脑震荡，别乱动。可是，陆国文在拿我的手铐。你躺在这里等待救援，失去那些人不会花太长时间的。再坚持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行了吧，你俩，再聊下去，他就该跟你商量去民政局领证了。急什么？ 这就好。叶总，韩子跑，跑！我早该知道你这人是麻烦。妈的，来的倒挺快，挺快。叶小心他有枪。你先上车，我来会会他。 条子命真硬啊！没事吧，江队？别管我，注意子弹。他的枪是布莱塔 M 九二。哎呦我去！美国军方最爱，专业杀手标配啊！等着，我去把他枪给缴了。 打架归打架，没事开什么枪啊？多伤感情！看看，咱们现在都没枪了，这才公平嘛，哥们儿。既然是你的话，我也就没必要留手了。准备送死吧？哼！既然是我，谁送死还说不定呢！老子倒要看看，是你的骨头硬。 <laughs> 还是这车影。不是说动枪伤感情吗？那你刚才还抢我的枪？你他妈凭乱讲什么感情？也不看你配吗？ 我就开枪了。开枪啊！你枪法不是很好吗？来，对我开枪，就像你杀死铆钉那样。铆钉，你想出去吗？想恢复自由吗？那个人就是代号铆钉的警方卧底。拿稳了。 枪膛里只有一发子弹，卧底还是你自己？你必须做出选择。我得活下去，必须活下去。我的兄弟们死了，我得活着才能为他们。 江婷，无论曾发生过什么，都会过去的。你先把枪放下，别拿枪对着自己啊。确实，有些事儿总会过去的。不过，我觉得有些事指的是现在，而不是过去。还有同伙，还有梅，小心车，上我的车，快！江婷，把枪给我。 再见了，姓严的。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了。操，跑得真快！你没事吧？先上我的车。江婷，江婷，你别吓我！江婷，江婷，醒醒，江婷！对不起，我刚才只是想，只是…… 没事，没事了啊，没事，总会过去的。我在这里，嗯，听话啊。我刚才是想帮你的，但是我已经，我我扣不下扳机了。严父，现场传来通讯，说发现了犯罪分子的狙击点。 是一栋废弃居民楼的楼顶，狙击现场发现可疑遗留物，遗留物，一件七八岁小孩的短袖白汗衫，有陈旧血迹残留。什么？江婷，江婷，醒醒，江婷，江婷，还有没？往回开，快！三是爷父，大火已经来。去私立医院，一会儿告诉你是哪家，开车。 去哪儿啊？你敢那么着急去看老婆生孩子吗？你又没老婆。喂！我更不下去了。我听某天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江婷，过去的总会过去，千万不要让自己沉沦其中。就算，就算曾经做错过什么，也无所谓。如果你想付出代价。 至少不会一个人去面对未来，江婷，我在呢，我回。 玩，喂，不要，好吧，你不下来，那我就上岸了。你的衣服都湿了，不换一件吗？可是我只有这一件啊。那脏了怎么办？脏了回去要挨打的。你今天还练琴吗？你想听吗？想啊。那。 你跟我来， <laughs> 真好听。只要你喜欢，我就永远只为你一个人演奏。我曾经承诺过，永远只为你一个人演奏。不，不需要，我不要你的承诺。 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呃，颅脑内部存在淤血，随时有可能压迫神经，非常危险。目前仅能维持最低意识，不排除再次进入持续性植物状态的可能。医生，你救救他！求求你，一定要救！ 总还有办法的是不是？最好的仪器，最好的医疗手段，他才刚刚昏迷，肯定还有救。哎呀，可是他的伤太不管用，什么办法？脑内淤血以后再说，只要现在能把意识刺激回来。嗯，如果有最新研究出来的机器和配套药物，确实有可能。但东西还没有批进国内，临床到底是否有效？仪器在哪儿？呃。 整套的话，看新闻应该是在德国，但你现在最快一趟国际航班几点到？你的机器就几点到。但是，但是，但是我没有爱过你啊！我，我，我从来没有，没有。你有。 总算是没白费力气，明天可以还我。太危险了，江万别让他进去！我们走。不好了，真的冲进去了，快拦住他！没有明天了，永远也不会再有明天了，永远不会再见了。 不许走！我不允许你放弃，江婷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一个人。 <laughs> 总之，你想都不要想，你不许走。谁？那个拼命拉住我的人是谁？也曦。 醒了，强哥，强哥，你怎么样？大夫，大夫，陆顾问，醒了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你快来看看，能看见吗？你总算是醒了。你你别哭啊，醒了就好了，这是大好事啊。别哭了，他们，是不是这么高兴？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大夫来了，大夫来了。 <laughs> 怎么样，大夫？ 醒了，他们都走了，让你好好休息。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。 <laughs> 你昏迷了整整六天。喏，我把那套医疗设备整个从德国空运过来，这才把你给抢回来。哼，咱俩之间呢，生动形象的演绎着什么叫“你我本无缘，全靠我砸钱”。 到今儿我才知道，老祖宗的话果然实在，没有骗人。现在咱俩算有缘了吧？嗯，江队。是。叶西。啊。 谢谢你。将来我回公州那天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由你来送我上路？啊，对了，有个事我有点好奇，那个芬太尼新型化合物的分子式，你现在知道多少？ <laughs> 您是想问我能不能做出来吧？你、你、你又和我家媳妇啥？ 窗。 晋江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集 MVP，你我本无缘，全靠我砸钱。 <sighs> 现在咱俩算有缘了吧，江队。